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。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一乐在屋顶上大喊了几声之后，就对许三观说。 爹，你快上来接我呀！一边的何小勇的女人又说：“一乐，你还要喊呐？陈先生说要喊半个时辰，一乐，快喊呐！够了。”许三观对何小勇的女人说：“什么陈先生？他也是个王八蛋！一乐呀，就喊这几声了。” 何小勇要死就死，要活就活。一乐，等着，爹上来接你啊！许三观沿着梯子爬到了屋顶，让一乐趴在自己的背上，背着一乐从梯子上爬了下来。站到地上以后，许三观把一乐放下来，对一乐说：“一乐，你站在这儿，别动啊！” 说着，许三观走进了何小勇的家，接着他拿着一把菜刀走了出来，站在何小勇家门口，用菜刀在自己脸上划了一道口子，又伸手摸了一把流出来的鲜血。他对所有的人说：“你们都看到了吧？啊，这脸上的血是用刀子划出来的。啊，从今往后。” 你们啊！他又指指何小勇的女人，还有你啊！你们中间呐，有谁敢再说伊乐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我就和谁动刀子。说完，他把菜刀一扔，拉起伊乐的手说：“儿子，我们回家去。” 这一年的夏天的时候，许三观从街上回到家里，对许玉兰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一路上走过来，没看到几户人家屋子里有人呐，啊，他们全都到街上去了。哎呀，我这辈子呀就没见过街上有这么多人呐。” 那胳膊上都套着个红袖章，游行的，刷标语的，贴大字报的。哎呀，大街上的墙上啊，全是大字报啊，一张一张往上贴，越贴越厚。 <laughs> 那些墙壁啊，都像是穿上棉袄了。哎呀，我还见到了县长啊，那个大胖子，山东人。 你从前他可是城里最神奇的人呐！我从前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手里都端着一个茶杯子， <laughs> 如今呐，他手里提着个破盆子，边敲边骂自己。哎，他骂自己的头是狗头，骂自己的腿是狗腿。哎哎，玉兰呐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这工厂停工了？ 商店关门了，学校不上课了，你也用不着去炸油条了。为什么有人被吊在了树上？有人还被关进了牛棚？有人呐，被活活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嗯，为什么毛主席一说话，就有人把他的话编成了歌？ 就有人呐，把他的话刷到墙上，刷到了地上，刷到了汽车上和轮船上，床单上，还有枕巾上、杯子上和锅上。哎呀，就连厕所的墙上和痰盂上都有。哎，这毛主席的名字为什么会这么长啊？哦， <laughs> 你听着啊，伟大的领袖，伟大的导师。 伟大的统帅，伟大的舵手，毛主席，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哎呀，这一共有三十个字呢，这些都要一口气的念下来，中间哪不能换气？嘿嘿，哎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啊，文化大革命来了，啊。 这文化大革命闹到今天，我有点明白过来了。哎，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啊？其实啊，就是一个报私仇的时候。这以前谁要是得罪了你，你啊就写他一张大字报贴到街上去，说他是漏网地主也好，说他是反革命也好，怎么说都行。呵呵，哎，这年月呀。 法院没有了，这警察也没有了，这年月最多的呀，就是罪名哎，随便拿一个过来写到大字报上，再贴出去，就用不着你自个儿动手，别人呐会把他往死里整。这些日子，我躺在床上是左思右想，我是不是也找个仇人出来写他一张大字报，报一下？ 旧仇， <laughs> 我想来想去，竟然想不出一个仇人来。哎呀，只有何小勇能算半个仇人吧？可是那个王八蛋何小勇四年前就让卡车给撞死了呀！我许三观为人善良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没有一个仇人呐。哎，这也好啊，我没有仇人。 <laughs> 就不会有人来贴我的大字报啦！徐三官话音未落，三乐推门进来，对他们说：“嗯，有人在米店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，说我妈是破鞋。”徐三官和徐兰吓了一跳，立刻跑到米店那儿，往墙上的大字报一看，三乐没有说错。 在很多大字报里，有一张就是写许玉兰的，说许玉兰是破鞋，是烂货，说许玉兰十五岁就做了妓女，出两元钱就可以和她睡觉，说呀，许玉兰睡过的男人，十辆卡车都装不下呢。 徐玉兰伸手指着那张大字报，破口大骂了起来：“你妈才是破鞋，你妈才是烂货，你妈才是妓女，你妈睡过的男人，别说十辆卡车，就是地球都装不下。”说完之后，徐玉兰转过身来，对着许三观哭了起来。她哭着说：“只有断子绝孙的人，只有头上长疮。” 脚底流脓的人，才会这么血口喷人。徐三官对身边的人说：“哎，这呀全是污蔑。这上面说许玉兰十五岁就做了妓女，那胡说呀！啊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会不知道吗？我们结婚的那个晚上，哎呀，许玉兰流出来的血有那么多呀！”徐三官用手比划着，继续说。 那要是徐玉兰十五岁就做了妓女，新婚第一夜，那她她她她会见红吗？许三观看到别人没有说话，他就自己回答：“不会呀。”到了中午，许三观把一乐、二乐、三乐叫到了面前，对他们说：“一乐，你已经……” 十六岁了，二罗，你也有十五岁了啊！你们到大街上去抄写一张大字报啊！随便你们抄谁的，抄完了呢就贴到写你妈的那张大字报上去。三罗呀，你胸口那滩鼻涕是越来越大了啊！你这小崽子不会干别的，总还会帮着提一桶浆糊吧？啊！ 记住啦，这年月大字报不能撕啊！谁撕了大字报啊，谁就是反革命了。所以你们千万别去撕啊！你们呢，抄一张新的大字报，贴上去盖住那张就行了。哦，这事儿我出面去办呐，不好啊！别人都盯着我呢，你们去呀，就不会有人注意了。你们仨兄弟，天黑以前。 啊，去把这事办了。到了晚上，许三观对许玉兰说：“你的三个儿子把那张大字报盖住了，现在啊，你可以放心了啊，不会有多少人看过。大街上有那么多的大字报，看得过来吗？啊，还不断往上贴新的。” 一张还没有看完，新的一张就又贴上去了啊！可是没过两天，一群带着红袖章的人就来到了许三观家，把许玉兰带走了。他们要在城里最大的广场上开一个万人批斗大会，他们已经找到了地主，找到了富农。 找到了右派，找着了反革命，找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是什么样的人都找到了，哎，就是差一个妓女。他们说，为了找一个妓女，已经费了三天的时间。现在离批斗大会召开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了，哎，他们终于找着了。他们说：“徐玉兰，快跟着我们走。” 救急如救火呀！哼，徐玉兰就这样被他们带走了。到了下午，他才回来。回来的时候，左边的头发没有了，右边的头发倒是一根没少。他们呢，给他剃了一个阴阳头。 从脑袋中间分开来，剃得很整齐，就像是收割了一半的稻田。许三观看到许玉兰之后，失声惊叫起来。许玉兰走到窗前，拿起窗台上的镜子，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之后，哇哇的哭了起来。她边哭边说：“ 我都成这副样子了，我以后怎么见人呢？我以后怎么活呀？我这一路走回家，他们看到我都指指点点， <laughs> 他们都张着嘴笑。许三观，我还不知道自己这么丑了。 我知道自己一半的头发没有了，可我不知道自己会这么丑。我照了镜子才知道。许三观，我以后怎么办呢？许三观呐，他们是在批斗会上给我剃的头发，那时候我就听到下面的人在笑。 我看到自己的头发掉到了脚上，我就知道他们在剃我的头发。我伸手去摸，他们就打我的嘴， <laughs> 打的我的牙齿都疼了。我就不敢再去摸了。 <laughs> 许三观呐。 <gasps> 我以后怎么活呀？我还不如死了呢。我和他们无冤无仇，我和他们都不认识，他们为什么要剃我的头发？他们为什么不让我死了呢？ <sighs> 许三观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哎。 我能说些什么呢？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办法啊？啊，你都是阴阳头了，这个年月被剃了阴阳头的女人，不是破鞋就是妓女啊！你成了这副样子，你呀，就什么话都说不清了，没人会相信你的话呀，你就是。 跳进黄河那也洗不清了。哎，以后你就别出门了啊，你就把自个儿关在家里吧。许三观把许玉兰另一半的头发也剃掉，然后把许玉兰关在家里。许玉兰也愿意把自己关在家里。 可是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人不愿意呀，他们隔上几天就要把许玉兰带走。许玉兰经常被拉出去批斗，是城里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几乎都有许玉兰站在那儿，差不多每次都只是陪斗。所以许玉兰对许三观说：“他们不是批斗我，他们呢？” 是批斗别人，我只是站在一边儿，呃呃，陪着别人被他们批斗的。许三观就对儿子们说：“哎呀，其实你们的妈妈呀，不是他们要批斗的，哈哈，你们的妈妈是去陪着那些走资派、那些右派、反革命地主，啊，你们的妈呀，站在那里。” 也就是装装样子，你们的妈妈是陪豆啊？哎，什么叫陪豆啊？哎，这陪着豆啊，就是啊，就是味精啊，什么菜呀都能放，什么菜呀，哎，放了味精以后啊，都吃起来可口啊。后来。 他们让许玉兰搬着一把凳子到街上最热闹的地方去站着，许玉兰就站在了凳子上，胸前还挂着一块木板，木板是他们做的，上面写着“妓女许玉兰”。他们把许玉兰带到那儿，看着许玉兰把木板挂到胸前，站到凳子上以后，他们就走开了。 然后又把许玉兰忘掉了。许玉兰在那儿一站就是一天，左等右等不见他们回来，一直到天黑了，街上的人也少了。许玉兰心想：“是不是把我忘了呢？”然后许玉兰才又搬着凳子，提着木板回到家里。 许玉兰在街上常常一站就是一天，站累了就自己下来，在凳子上坐一会儿，用手捶捶自己的两条腿，揉揉自己的两只脚，休息的差不多了，再站到凳子上去。徐玉兰经常站着的地方离厕所很远，有时候徐玉兰要上厕所了。 就胸前挂着那块木板，走过两条街道，到米店旁边的厕所去。街上的人都看着他，双手扶着胸前的木板，贴着墙壁，低着头走过去。走到厕所门前，他就把那块木板取下来，放在外面。上完厕所，他重新将木板挂到胸前，走回到站着的地方。 徐玉兰站在凳子上，就和站在批斗会的台上一样，都要低着头，低着头才是一副认罪的模样。徐玉兰在凳子上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脚，眼睛盯着一个地方看久了就会酸疼。有时候她就会看看街上走来走去的人，她看到谁也没有注意她。 虽然很多人走过时看了他一眼，可是很少有人会看他两眼。徐兰心里呀就觉得踏实了很多。他回去后对许三观说：“哎，我站在街上，其实啊和一根电线杆立在那儿一样。许三观，我现在呀什么都不怕了，我什么罪都受过了。” 我都成这样子了，再往下也没什么了，哼，再往下就是死了，死就死吧，我一点都不怕。有时候我就是想想你，想想三个儿子，心里呀才会怕起来。呃，要是没有你们，我真是什么都不怕了。 说到三个儿子，许玉兰掉出了眼泪。唉，一乐和二乐，不理我，他们不和我说话。我叫他们，他们装着没有听到。只有三乐，还和我说话，还叫我一声妈。我在外面受这么多罪，回到家里只有你对我好。 我，我脚站肿了，你倒热水给我烫脚。我回来晚了，你怕饭菜凉了就捂在被窝里。我站在街上送饭送水的也是你，许三观，你只要对我好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 徐兰在街上一站，常常就是一天，许三观就要给他送饭送水。许三观先是要一乐去送，一乐不愿意，一乐说：“爹，你让二乐去吧。”许三观就把二乐叫过来：“二乐呀，咱们都吃过饭了，可是你妈。” 还没吃呢，你把饭给你妈送去吃吧，啊！二乐摇摇头，爹，你让三乐去送吗？徐三官发火了，哼，我要一乐去送，一乐推给二乐，二乐又退给三乐，三乐这小崽子放下饭碗就跑得没了踪影。 要吃饭了，要穿衣服了，要花钱了，我就有仨儿子；要给你们的妈妈送饭了，啊，我就一个儿子都没有了。二乐对许三观说：“爹，我我现在不敢出门，我一出门，认识我的人都叫我‘两元钱一夜’，叫的我头都抬不起来了。”一乐说。 爹，我倒是不怕他们叫我两元钱一夜，他们叫我，我也叫他们两元钱一夜，我叫的比他们还响呢。我呀，也不怕和他们打架，他们人多我就跑，跑回家我拿一把菜刀再出去。我对他们说：“哼，我可是杀人不眨眼的，你们不信的话呀，可以去问问方铁匠的儿子。哼，我手里有菜刀，就轮到他们跑了。” 爹，我是不愿意出门呐，我不愿意上街，我不是不敢出门。孩子，现在呀，不敢出门的应该是我呀。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，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